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严老师，家风是中国人长久关注的一个话题。今天您能不能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的研究成果？好啊。 还是请您先给我们说说什么是家风。家风指一个家庭或家族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步形成的，被家庭、家族成员认可，而且共同遵守的生活方式、生活习惯、审美观点、价值取向、精神追求等等方面的总和。那看来，家风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影响都是巨大的。对，长期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家庭，耳濡目染。 每个家庭成员必然会不知不觉的受到家风的影响，言行举止、性格气质必定会带有这个家庭家风的特征，也会自觉不自觉的朝着家庭所希望的方向发展。良好的家风可以使家人朝积极的方向发展，不良的家风会引导家人走上邪路。家风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无言的教育，影响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灵，特别是孩子。 我们发现，有时候孩子有了问题，家长会责怪孩子、责怪老师。也许家长最应该的是反省一下自己。您说的没错。我想，家风对社会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。对，因为家庭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，家庭和社会生活息息相通。家风好，会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发挥积极的作用；家风不好，会给社会风气造成污染。确实如此。 古人历来重视家风的培养建设，把家风的延续看作是很严肃的事情。那古时候家风的传承有什么方式啊？有的家庭靠言传身教，还有的家庭以家训的方式形成文字。比如宋朝史学家司马光就给儿子写过一篇短文，告诉儿子即使生活富裕了也要节省，还要把节俭的家风传给子孙后代。宋朝政治家包拯。 把家风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，他的家训只有三十七个字，大意是说：后代子孙为官者中，如有因贪污而撤职的人，死后不许埋入祖坟；如违背了我的志向，就不是我的子孙后代。真是旗帜鲜明啊！六，以下哪一项是家风具有的特点？ 七，家风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影响是怎样的？八，家风不好会对家庭成员产生怎样的影响？ 九、家风与社会风气之间是什么关系？十、关于古代家风，下列哪项正确？